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金色拱门是麦当劳的标志，也是公司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巧的是，那拱门的形状与标在店门上的名称。 多少有些相似，在众多商家中，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。随着分店数量的增加，这个标志被传播到世界各地。你是否以为形成金色拱门的巨大 M 来自于 McDonald's？如果真的是这样想，你就错了。金色拱门实际上来自麦当劳最初店面的外形。这座建筑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金色拱门。 设计拱门的想法来源于建筑师斯坦利梅斯顿，他提出这样可以引导雨水，为排队的顾客和司机提供便利。在高速公路上，巨大的金色拱门非常显眼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餐厅更新品牌，决定把在高速公路上引人注目的拱门作为整个品牌的象征。十一，根据本文。 什么是麦当劳公司品牌的重要部分？十二，标志性的金色拱门来自什么？ 十三，最初设计拱门的用途是什么？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很多人会告诉你怎么创立企业，怎么解决问题。 而我关注的却是为什么创立，这是问题的本质。下面我想告诉你们三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人。二零零四年，我们创立了 Facebook，因为我觉得在网上你能找到所有东西，却找不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人。我创立了 Facebook，就是想把人联系在一起。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用心。如果你有了使命，你不需要有完整的计划，往前走吧。你只需要更多的用心。我们推出 Facebook 以后，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的产品把学生连接起来了。当时我想，总有一天会有人创造连接世界的产品。有趣的是，这个产品也是我们建立的。 我们只是学生，没有计划，没有资源，我们是怎么创造出这个拥有十五亿人以上、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社区的？我们只是更用心。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向前看。马云说过一句话：“和十五年前比，我们很大；但和十五年后比，我们还是个婴儿。” 当初我们的目标是连接十亿人，当时我觉得这个目标很大。可是当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后，才明白，十亿只是一个小数字。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连接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十四，这篇文章主要讲什么？ 十五，我为什么要创立 Facebook？十六，我们凭借什么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社区？ 十七，我们的真正目标是什么？